锵锵三人行，我今天想起这个“图穷匕首现”呢嗯，本来这话说的是荆轲刺秦王，把这图翻翻翻翻。但是我觉得现在有点，哎，这个北京这个这个十呃七号开始到现在，呃说是六天五起公共安全事件，其中有两起就是这个冀中兴炸了之后，这这打电话瞎说的，我要炸机场，给抓起来。 然后拿着刀到超市买一把刀，就把小孩妇女、两岁的小孩就那么捅啊！今天下午咱们这个录像，这进棚之前，我跟他手机上，广西是不是有个叫东兴的地方？嗯，又有个人不知道什么人，拿着刀跑到商店去了。嗯，捅捅死人。好像好像砍伤，现在死亡人数还不确定，但是砍倒了三个嘛。北京那个超市有一个死亡了。 有一个女的，那个已经死了。对，当然啊，但都是每一个都是个体事件，都各有各的原因啊。但是我现在真觉得啊，这个季中兴啊，我先给你们看看这个照片啊。他呢，跟别人不太一样。呃，你看，这是呃，他也给记记者展示这个照片，苦人儿啊。你再看下边，这个就是下半身瘫痪呢。 他身体啊溃烂不堪，咱们快别看了，再看下边啊，这个这是他的这个呃房间，他的轮椅。到后来呢，他买了一个电脑，整天就泡在这个网上。再看下边啊，这是他住的地方，然后再看下边，这是他的这个电脑啊，整天泡在这个网上。我们看还有没有？哎，注意，这是在他房间里搜出来的啊。嗯。 他下边这个是黑火药配方，你看打电话木炭多少多少，他在研究这玩意儿。上边的那个呢是写着这个气手枪，啊，他就是说他还曾经尝试过找过别的呃武器手段。嗯，而且你说哎，这你有没有想到就是说他爸爸季泰荣，听说他儿子干了这个事儿，你知道他爸爸哭嚎什么？嗯，说他这个大小便呢。 他小便，我得别人帮他；大便呢，我得用手给他抠，这个揉肚子给他抠。他说：“你现在干这个事情，你现在给人家抓起来，里头现在里头谁给你抠大便呢？”他爸爸是这个反应。嗯，哎，你们听到这个之后，这第一反应是什么？嗯。 坦白讲，我觉得就还是跟我们过去，我们大概过去一两年来这类话题，我们谈过很多次了。就这两年很流行的所谓的报复社会嘛，就是有些人心怀不满，因为受到压制，呃，觉得自己得到不公正的对待，然后到了最后的出路的时候，有的人就选择走他这种道路，到一个公共场合，针对一些旁边无辜的人，来做一些所谓报复社会的行动。 那么，所以要说的，我觉得以前说的差不多。但是回去看这个个案，他这个案子有意思的是，呃，地方政府部门说早就给了他钱了，说说好了不要再来了。那么，但是八万还是十万？十万。十万。但是问题就在这。公安局。就东莞那边。对你现在就发现，就是很多地方，他们地方政府怎么处理这些事，一个一个个案拿出来看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 也有一些这些报复社会个案里面，像这一起案件，它是有地方政府已经给了钱了。那么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，他政府为什么要给钱？就假如说你政府觉得没做错，没问题，你不用给钱。他说是救助。对，但救助，但是你要答应以后不再来纠缠，写保证书的，写保证书。但是这个问题是这个救助的金额是怎么定出来的？你会发现每个地方做法都是随意的，是是任意的。 就比如说他今天高兴，说不定给你十五万；不高兴就给你五万，或者不不给钱。然后他比如说写保证，书，是这是不是都是有法律依据呢？也都不是的。这是什么？这种处理方法完全有点像黑社会私了一件事儿。说好说好了啊，你别再来闹了啊，怎么样？就是那那把这件事给了了，就当做是。那么，所以这里面有太多问题，你会发现它原来都是体制以内，我们没有一套规则制度来处理它。 到了最后就爆成这样。嗯，我看了一篇新闻，呃，那个一个记者报道，我觉得印象他写的蛮好。他就意思就是说这个叫“易中心”是吧？“记中心”，“记中心”，“中心”。他加了一个门。嗯。他说“记中心门”。嗯。使记者心痛。嗯。那个记者呢，他就讲他生就是自己生活中碰到的几件事情，就是有一些人有个什么冤案啊。 请他帮忙啊，或者他，然后他呢，都发现是没有用的。他很理智的告诉那个人，或者说有的呢，他也不知道有用没有用。但是因为事情太多，很快有别的事情，但竟然把这个事情忘了。有的呢，他当时很感动，然后就想帮人家做，但多数没做。嗯。但是呢，每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他其实心中都加一份内疚。嗯。所以他觉得这些都是隐形的集中性。 嗯，就这样的事情一发生啊，他就想到了他生活当中能碰到的这一个一个人，他觉得他们可能也会做这样的事情，嗯，他们也会做这样的事情，嗯，然后他里边特别强调了一条，就是说，因为他的事情比较，就是比较典型，在某种意义上，就是因为他，呃呃，残疾了，他当初肯定是有冤情，对不对？要不然就像你说，怎么会给他救助，对不对？然后他零。 爆炸的时候还特别叫人家走开，嗯，叫别人躲开，所以他算是一种非常人道的，已经是很非常人道的这个没想伤公共安全这个事件，他有点类似于韩国人的自焚的呀，嗯，对不对？他等于伤自己，他客观效果是自残了，已经手手臂没了，而且实际上这个结果他是预料不到，也可能他就死了，想死掉，啊，对不对？就没有没有生路，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，就就这么一个生路。 文章的最后呢，他用了一个只有中国人思考问题才有的一个，当代中国人才有的，是吧？这这跟，呃呃，我我我我在想哈，假如说，呃，这两天英国这个 Future King 啊，未来的这个未来国王啊，未来国王诞生，也也不一定，全民欢呼。嗯，假如有个人在那里做一个什么事情，爆炸一个，哪怕爆个爆竹啊，或怎么捣乱一下。 呃，就算你没有伤到人，就算你有天大的冤情，估计整个社会也不会原谅这么一个人。他们会觉得你在跟我们全体人作对。可是中国这个事情就不一样。他最后一句他是说，这一个个普通的工农，嗯，我们的政权本来不就是为工农的吗？怎么现在把这些工农遗落到这样的地步？所以这句话哈，我我我想到同样的事情，全世界没有别的地方会用这个逻辑来报道。 看的就是，又有点不安，又有点感动。是你，你这样我就说是最后一句话。呃，这要是按照你们这个学者的称呼，这叫个人恐怖主义了。嗯。呃，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呢，很多人是寄予同情的。对。所以呢，这个事儿我觉得又是又让人不安，又让人难过。你知道，就是我，我有一个感觉，就是你说这个记者联系这个生活呀，我也想到这个生活。 呃，他们这几天在微信上就也也是传发这个事儿，说《纽约时报》什么出来一版就讲这个事儿。当然，现在微信上经常有声征《纽约时报》，不一定真的啊。对。但他这句英文说的很有意思，就说这个呃中国啊，不要走太快，等一等你的人民，这是很早以前的了，是吧？那么我就想起这个话啊，就是过去讲恐怖分子的时候，你知道。 除了信仰的原因啊，很多咱们说的来世的许诺之外，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生不如死。嗯，你要注意你这个社会里头啊，有没有一些人生不如死？你看中国，你看这个咱们这个英语里讲这个 country 国家这个词啊，不包含这个 family 这个含义，不包含家庭这个含义，对，是吧？中国的这个国家呀，所以中国人喜欢拿家庭啊推演很多。 国家的事儿，哎，我就拿家庭推演很多国家的事儿。我最近呢也是特别的难过，因为有一位这个故人呐，这个咒氏，他是得了这个呃症绝绝症很长时间，突然去世。你知道，我有一个特别深刻的体会，就是说啊，你要想对人好，你一定记着，就是趁活着的时候，要不然他死了，你会特别难过，就是因为因为你想到的全是自责。 你最后会发现呢，就是最后的几年，没有一个朋友在管他了，也不是说不管他啊，而是说，你知道，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啊，有很多呃叫边缘人呢，还是我们完全忘记了的人。嗯，包括你想想你自己身边的朋友，他一得大病的时候，哎呀，大家难过呀，大家全来了。好，往往这个病啊，终于治的差不多了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生活是很忙碌的。 个人又去顾个人，嗯，你知道，我不知道你们家里有没有，我们家里有这个瘫痪的病人，嗯，你说季中兴，那这个瘫痪病人，那么你知道为什么有句话叫“久病床前无孝子”啊？他有时候缠绵很久之后啊，他刚闹事儿的时候，刚闹病的时候啊，大家都很激动，大家帮他的人很多，但是进入一个相对平缓期之后啊。 没有人理会了，甚至大家在潜意识里逃避，因为觉得那是很很痛苦或者很很麻烦。于是你知道，就有这样一些被遗忘了的人。可是你知道他活的呀，咱们都在讲一个生活质量，我就特别能够理解这个生活质量啊，太低了。 就是这种这种人啊，你别管是治安队员把他打成这样的，还是真是如这个东莞法院当年判的，说是他什么碰的。不管怎么样，你一个社会里啊，有这么样的一些人呢，你知道他这种肚脐眼以下就完全没感觉，每天这个烂的呀，就那个味儿，他这个味儿啊，村里人为什么都躲着呀？味儿太大了，都没有人进去。那么你想，这么一个人呢？ 他就叫生不如死。嗯，他这个生不如死，这个社会里要有一些这样的人。哎，我觉得即便是美国，好比说打官司咱打不赢，但是呢，他这个 country 会有另一套机制，比如说救助啊，或者保障啊，甚至于说教堂、教宗教组织、教堂啊，甚至是最底线 NGO 对志愿者呀，就是他一层一层过筛子，你知道吗？先打官司。 如果怨你，你就管他一辈子，那都不是赔十万。这并不是我们国家的模式嘛。我们现在的状况是，你还是要经法院。那法院出来结果，但是问题是，可能大家不是很满意。你比如说，我们还可以谈到那个瓜农事件，其实法院都还没开始调查。 现在地方政府部门，我看今天报纸不是说，已经要他们赶快埋了那个瓜农吗？说要入土为安嘛。那整件事大家还在争论纷纷。那么所以呢，很多时候你会有种感觉，就仿佛我们遇到这些人，他会觉得他寻一个正路，比如说走正式的上访的途径。 法院的诉讼的途径，好像都帮助不了他，保护不了他，或者得不到他想要得到的结果。好，那这时候怎么办？你说的别的国家也许会有宗教教会，我们这边恐怕教会或者是宗教组织帮不上这种忙。那么你说 NGO 的话，我们这边可能就是中国红十字会。 或者是这类半官方的机构，红十字会，对，泥菩萨 <laughs> 泥菩萨过河，对，然后这个你可能得 <laughs> 去澳门碰碰郭美美，会不会大发善心给你点钱？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，要结束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里面呢，比较复杂的是，呃，这类事件我们都其实都已经熟悉了，就像我们讲的，就是这种报复社会或者是要自残以明志的事情，我们过去几年听太多了。 呃，一开始的时候，大家觉得是个新闻，甚至到了后来，就像你讲，就我们说一个人久病床前，大家就不管他。这种事搞多了，我们也都已经不管了。你不记得前几年，很多年前的时候，不是还有被拆迁的钉子户自焚吗？嗯，对不对？那时候是件大事吧。后来好像各个月都自焚，那大家也就麻木了，也就不怎么样了，就等于跟矿难差不多。那么，所以呢，现在这些事情可能越来越升温，越来越升级。 那这种事呢，我们还我也完全同意那个记者讲法。我们不是做媒体的，每天都收到很多的上访信嘛。嗯，那上访信有的是同一个人三番四次的给你寄来，你就会也感觉到这个人最后会怎么样，但你又不知道怎么去去帮助他，是不是？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中国人面对这样的事情，就像你刚才讲，我们会同情的理由。我们不是谴责，如果真的是个人恐怖主义，你刚刚用这个字眼，嗯，大家应该是骂。 但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很少人把这些事件叫做在中国新闻里面，我们不叫它做个人恐怖主义，我们叫它做泄愤杀人，向社会报复。然后呢，甚至有最近有个新名词叫“底层互掐”。底层互掐是什么意思呢？就连最简单的，比如说我们飞机误点的话，每次飞机误点，大家就打嘛，不是？在上海不是以前那种空姐、地勤空姐被人打的脑震荡入院吗？ 这个底层互掐，形容这个意状态，指的就是说，他们有很多的愤怒。那个愤怒并不是因为呃，他底层的人互相的不满，而是因为整个制度或者上面压下来的东西。但他这个怒火没办法往上烧，他不能像陈胜吴广那样子搞法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就底下看到谁在旁边，他就这么发泄，这叫底层互掐。那这种底层互掐的心情。 今天好像中国人都很能了解，这就危险了。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危险，危险的事情不单是了解，是有点同情谅解。对，就危险的并不是这类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。问题的重点在于这样的事情不断发生之余，大家居然还同情，还觉得呃，其实当年你记不记得去上海杀警察的那个叫什么来着？杨什么？杨家？杨家。你想想看，当年杨家是被人叫英雄哦。嗯。 因为他是，呃，因为那有的是杀老人小孩嘛，他是杀警察嘛，他觉得冤有头债有主嘛，所以有的人夸他有对啊，叫他夸他有种，夸他英雄。其实这个讯号很危险这个就说这个这这个价值评断呢颠倒了。嗯，而且这个呃，你看啊，我就在想，你如果说哎你在香港，我都觉得这种人呐，我不能宽容你。为什么？你有事你去告嘛，去打官司嘛。但是你看，他也打了官司。嗯。 东莞法院判了他好几回啊，你就没有没我不知道他当时拉着一个客人，他说是被治安队员打的，那么那个客人不能做证人吗？这这咱就不知道啊。这反正就一次一次的，法院就是驳回驳回驳回啊。那么，哎，假如说真的不是治安队员打的他，他落得这么样的一个结果，我觉得也得有个办法。 是不是？那是你刚才讲的，就就你刚才讲，的社会要有个多层次的要每个社会各种机构的救援但是因为中国呢，不仅法不是独立，而且中国基本上面对的还是个父母官，就觉得，而且假定法官都是不仅讲规则，而且要讲道德，而且还讲革命伦理。你看，还有关心工农这个政党，还有这些含义全凑在，这是别的地方社会不大有的。你你你知道，今天我看香港一个新闻，香港还有讲这个事情的，就是说。 搞了一个调查，说政府道歉，部各部门道歉，香港市民会认为这个动摇不动摇政府威信？那百分之八十的市民都说不会的，应该道歉。然后他那他就说，为什么很多时候政府不道歉，甚至宁愿给你钱但不道歉？后来他就发现呢，这里面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如果他向你 <coughs> 道歉，你呀，他就是他就担心呢。 这个老百姓就会揪住你不放，勒索你你认错了，你认错了，那你以后赔多少？所以东莞公安局不也是这样吗？说我一一定说我救助你啊，我可没说我有错，我是救助你。其实呢，他是为了就像你说的，像个江湖，就是说息事宁人好了。因为搞出事情来，我们的官也没有办法做这个这那。 就息事宁人，怎么样？如果说真的，真的，你公安一点责任都没有，不是你打你，你连连救助都不用救助。啊不，这什么问题不大怀呢？就我这在中国还真的就是，有的时候哪怕公安是冤的，嗯，他都乐意对，因为地方政府怕事闹大。对对对，咱我们反正人民问题用人民币解决嘛。枪枪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徐老师，这是讲的简单一点的，就是我们要情理分开，就说理性上。 坚决反对这一类的行为。你别说这次偶然，他伤了自己的手臂，分分钟弄一下，子弄得不好，搞成一个飞机，全部几百个人都都出事情，都是完全有可能在机场这样的地方。但感情上呢，同情，尤其他这个事情，他现在的什么女朋友把他抛弃啊，什么一大堆的悲情故事，看到实在叫人，因因为你会想到这样的个案无数无数，一个门子讲。讲复杂一点呢，他的确给我们现在的整个国家制度啊，提出一个非常大的挑战。 以前这类问题是怎么处理的呢？就是毛主席说，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，就是把它定性为，如果说你定性为他反党、反社会主义、反反就反社会，嗯，或者是破坏公共秩序，那就是敌人，那敌人就没有什么同情可讲，啪，踢掉，秋风扫落叶一样。但现在问题为什么复杂呢？因为你看所有这些记者报道下来，都觉得是一个人民。 就至少这个人放在像胡安刚就讲人民社会嘛，嗯，你包括你讲的底层互掐，嗯，这个概念什么，就是说都不是敌人，都是老百姓，嗯，只是一个无奈的老百姓在伤及其他的老百姓。那么这种情况下，用我们过去的概念就很难来解释了，你明白吧？你你算他是人民内部矛盾，可是他采取的行为呢，却是犯法的。 是破坏公众秩序的，尤其是到刚才讲的，你看这随便你杀杀超市里边的无辜者，那这个，所以过去这个思路啊，今天我们还用“人民”这个概念啊，其实已经已经不是问题在这儿，就是说这个东西呢，又牵涉到一个制度的问题，什么制度问题？就你刚才讲的，说我们过去的观念是按照共产主义的理解的话，我们的官员。 是应该要好好的照顾，为人民服务，要去照顾他，爱护群众。对你任何的各种的问题什么，我都给你解决。那在别的地方，比如说像香港的话呢，也许就不是这样子。也许我们靠的就是，呃，公民社会中各种层次的东西。像我说的，有 NGO 啊，对，有教会组织啊，或者中国传统的宗族社会。你一个家里头人，除了这人，我们自己家，对，我们地方乡党。 我们来来来来怎么搞，来怎么处理，我打这样或者但现在中国没有这个嘛，我们就讲的是，就只是政府嘛。那么胡安刚他们现在那个讲法更牛嘛，我们是人民社会，就比公民社会厉害。你刚刚讲这个公民社会，人民社会就是政府跟人民是一体的。那么这么一体的情况下，政府当理当要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，理当要好好爱护他，让他活得很快乐、很舒服。 但是没有啊！但是一旦有不舒服，就是他的责任。对啊，所以这个社会啊，实际上非常的冷酷，他遗弃了一些人。这些人呢，我就觉得，哎，就以这个瘫痪的人来讲，我就觉得他不光在在在外国呀，他还有一个社会机制、医疗机制。中国就是靠家人照顾，这不但是对你感情的考验，也是对你的身体、你的经济能力。 你像农村里的这家里要是一个，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，他怎么办呢？